锵锵三人行，今天也是一场盛世啊啊！嗯，咱们三个人呐，千古未有啊，相聚在北京。对对，其实观众看着没什么区别，是吧？但是我们仨现在是在北京。 录像没错，这是史无前例。对，人家平常都以为北京的这帮哥们都以为我跟子东是，其实平常是不是同一个人啊？ <laughs> 怎么有他就我我就不在。对对对，不是像是仇人是吧？ <laughs> 有他没我有我有他就没有我，对，坚决不在北京同时对你想想，十六年来头一次咱们这个三个在北京相会，末日快到了， <laughs> 我真有点末日的感觉，是吧？就我今天来的，怎么这里弥漫着一股这种腐败的气？ 气息，这是这就腐烂的气息。那是北京的卫生环境是。那是凤凰涅槃的前兆。真的，马上要到朝阳公园新楼了。不是真的，我跟你说，我不知道那个学术名词。这几天你知道，昨天包括现在，这个云呢叫什么层积云？嗯，大许多北京市民纷纷打电话给地震台。嗯，就他们怕是地震，要。 发生大地，因为二零一四年呢太邪了，所以那个中国地震台、是界地震网啊、地震台专家赶快解释。地震台吧，地震网。地震网就解释这个云呢不是地震的预兆，说是大概天气啊会湿热，所以咱们仨凑一块儿。还是我比较乐观，我是憧憬一个新楼。 <laughs> 但是今年啊发生的地震性的事件呢？ 我跟你说，一起接一起，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密度之大？你看那个马航这个飞机刚一打落了，是吧？中国有一直升飞机掉下来了，就是一天就是这一堆事儿啊，包括出了一车祸，就弄死四十多个人，就是湖南，就湖南，对吧？包括我们这个什么地方巴士烧火，我们电视界的地震，过去电视界很少发生地震的，现在电视界都发生地震了。你可以看看一个照片啊，咱们可以看看啊，这是谁？ 芮成钢，然后你再看下边，他第二张照片，哎，他被认为是新一代这个中国怎么说呢，精英的某种符号是吧？然后再看，哎，这一下我就想起英国伦敦做西装那裁缝，是吧？哎，这就是芮成钢留下来的照片啊。 不是不是不能说他留下来的，他他也是留下来的了，留下来的我没有留影留影，我没别的意思。但讲实在话，我没有也没有什么资格谈他，因为呢，我确实不了解这个人，嗯，我也没有看过他主持的节目，那么我看到的只是别人对他的评说。嗯，在出了事儿之后，那现在他出的这个事儿给吉林那边带走了吗？不是，我想这也有个意思，就是说。 他到底有没有涉嫌违法乱纪这事儿？这不是咱们讨论的范围，咱们也不知道。呃，而我确实发现，在别人关于他的言说当中啊，也比较少人去谈他有没有涉嫌什么犯罪啊、经济违法，那谈的不多。大多数谈的呢，恰恰是法律之外的事儿，就谈他这个人的范儿。我看芮成钢范儿，其实你看他出了事儿之后，谈来谈去都是在谈，认为他这种范儿是算一种。 什么范儿？您有这感觉吗？我我知道，可是我一直觉得有点我我这几天有时候在一些公开场合也有人会问起，叫我说说芮成钢的事儿，但我总觉得有点我没见过他，但是我总觉得有点不舒服。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其实我们以前节目也说过他。 为什么？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他不是说，呃，他星巴克对故宫星巴克，然后后来还是他说他要代表中国代表亚洲 <laughs> 去问奥巴马问题，然后问了奥巴马问题之后，以后他就变成说奥巴马我的好朋友奥巴马怎么讲这一类，他常说这类话，我们以前也都拿他这种话来调侃，可是反而到了这时候，我觉得有点不安，为什么呢？我觉得像过去我们很多人批评他骂他。 但是不像现在是井喷式的爆发，一面倒的负面攻击他。过去这么多年来，无论我们有多少人，包括我自己，我们批评他也好，或者对他有意见也好，呃呃，还是会有很多人帮他说话，帮他反驳，说他怎么样是个精英青年，尤其是很多人标榜他爱国。 那么反过来呢就很奇怪，批评他的人呢就会被认为你是不是有不爱国的嫌疑？他成为爱国符号，嗯，那么这是他身上一个很重要的符号，代表一种新一代的精英的见过世面的人，他也很爱国，是不是？不是一种土爱国，而且是一种穿吉尼亚西装、开接管的爱国，对，这两种符号的结合是锐成钢的一个代表性。没错，嗯，那么那么我说不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最近他出事儿之后？ 就我们看到是一面倒的这种这种攻击了，过去替他说话的声音都不见了，而这时候我觉得就难免我会怕什么？ <laughs> 怕这时候我再说回以前说过他的话，就有点像落井下石。哎，而这一点呢，恰恰是我觉得芮成钢或者之前我们过去一年来这个反贪风暴啊，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一大堆人下台前一天，大家还在报纸上好牛啊，第二天。 我早就看穿这人是什么，就全来了。你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就是中国人啊，或者说是个北京人呐，呃，他对于这个人的一个评价哈，实际是呃分层的，呃是很有意思的。这在我身上就体现的很明显。比方说啊，呃，一个人他犯了罪，他犯了法，实际上呢，这不在我对他是个好人坏人的评价范围内。 那是另一件事儿， <laughs> 就是你看，我就会觉得，假如身边有个人啊，他被公安局抓去了，那么我不会因为这件事儿认为他是个好人或者坏人，是，我会因为那是那那该受什么处理受什么处理，那他就犯了事儿了。但是呢，实际上我自己对一个，比如说身边的人，有我自己的一个判断，就说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我有时候也在想，我又是根据什么说他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了？你比方说，对于芮成钢。 我就说过，我不了解他，我也没看过他主持的节目哈。我就我就想了想啊，按照我的这个标准呢，我觉得他除了法律这个问题之外哈，好像你也不能说他是个什么坏人。说一个人有点民族主义，或者是他表现是喊点爱国口号，哎，哪怕他就是个虚伪的混混，对吧？在我的标准，他没害我。你看，我就这么自私。而且这里还有，而且这里头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最近一年以来这种反贪的风暴，比如说到现在到了瑞成刚刚身上，让我不安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好像某人一旦被带走了、被捕了，我们就已经说他犯法了。他还没上法庭呢。他对他现在是嫌疑人啊，他可能是清白的呢。嗯，我觉得最不安的就在于为什么过去一年来，我们说又一个贪官落马了。我们常常报纸上、媒体上说这种话，这种讲法非常危险。 这种讲法，我们现在只是多了一个官员可能涉嫌，他不是叫落马，他不是叫做犯法。我们今天变成是公安，几乎就变成像像机械判判官一样，就是逮住你你就叫犯法。现在是公安人员抓了他，他就犯法了吗？不一定的。对，不一定。对，文道。您您您这个徐老师了解，把几个层次呃有点有点有点混合了。 的确，你讲的对，就是说，呃呃，应应该他他只是被调查，涉嫌，因此按照严格法律的概念来说，这个人被被被就是出事了，也不代表什么，对不对？那但是这个是呃一个一个层面，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事，我们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呃，从现在看到的情况来说，我看到的材料来说，是他在一个美国的公司，他有百分之八的股份。 而这个美国的公司呢，又跟央视有经济合作关系，这个是呃有这么报道。那理论上就是说，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个交易，哎，就有一个交易了。比方说，比方说，呃，很简单嘛，这个道理我不不多解释嘛。比方文涛你你现在在这个位，呃，文涛你在这个位置上，但是我们节目跟一个公司合作，而这个公司又是你的股份，这个中间经济上有问题，这个是一个层面，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 作为一个主呃传媒人，嗯，他比较出位，或者说的好听是有个性，嗯，本来这也应该鼓励，嗯，所有做传媒的人都做成一个模样啊，未见得是好事情，嗯，所以在这个时候，芮成钢的事情枪打出头鸟啊，我也是两面看，但我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芮成钢变成个现象，嗯，因为他本来就在幕前嘛，哎，这个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钱理群说的精致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哎，精致的利己主义，就是今天有这么一批年轻人，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们在生活方式在很多方面非常西洋化、非常全球化。耶鲁拿一个什么学位什么，但是他同时又唱着非常高调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嗯，然后很得法，用我我们一句老话就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哎，这就是俊杰了。这个就是俊杰。 而大家议论他，就是在议论：第一，这个食物对不对；第二，人该不该吃食物者为俊杰。好，那么徐老师，我听你这么说啊，我还有一个直觉，当然这咱们都是瞎说哈，嗯，就是你说它是精致的利己主义，或者它就是个现代成功术等等哈。我在另一方面来觉得呢，我的直觉啊，他头脑简单，在我看来啊。 你知道，呃，比如方说，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也认为这个陈光标也有头脑简单的一面。你就是这为什么头脑简单呢？他的意思在于啊，我觉得他还不是什么阴谋家，或者说处心积虑做出一个姿态。他这种你要认认认识到人心里这种现象啊。 他觉，我就直觉觉得他没有很深入的挖掘过自己的灵魂和内心，当然，对吧？那比如说，他是真的相信某某种程度上，你比方说，哎，西方这媒体对他有一个报道，我觉得最经典的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这西方媒体写的就是，他刚从电视台录完一个节目回来，呃呃，入住瑞兹卡尔顿、丽兹卡尔顿酒店，然后跟记者说。 我们中国现在的国际形象啊，很糟糕，很成问题。呃，我正组织了一群人，我们看看能够做点什么。 <laughs> 这个，哎，他相我，我认为他相信。真的，我在生活里。陈光标在纽约干的那些事儿，你知道我，我身边就见到一些人中俊杰，你对吧？他这是一种什么调调啊？他，你比如说啊，我要说，我位卑未敢忘忧国，我要说我忧国忧民，你们就觉得是个笑话，对吧？ 但是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人呐，他也许在私生活里他就是个小人和坏人，可是呢，我仍然必须承认，当他上台演讲，他说这个忧国忧民的时候，我的直觉他是真诚的，他他相信他自己。你说这个人就是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文道说，我我我我不是想为岳成刚说话，我本来也就不是很喜欢他，但是我只是觉得。 我们现在这种社会气氛，就是我们比如说像，我们不应该落井下石。对，我们出了很多人的事儿嘛，对不对？过去一年多两年来，你比如说像黄海波，呃，宁财神，然后每个人出事儿之后呢，大家就冷嘲热讽。我觉得这些，但跟个芮成钢都不一样。不一样，但这种冷，我觉得要严肃讨论，不是冷嘲热讽，因为冷嘲热讽会变得不太体面，我觉得。 呃呃，但是你刚刚说到，就作为一个符号的芮成钢，它代表的一种类型，对，我觉得值得注意。不一定真的不要说芮成钢了，我们就不不要说他了，因为因为也像我刚才讲，我现在他到底犯没犯事我都不肯定。先谈有这，的确有这么一群人，有这么一群精英，我们也身边也都见过。呃，跟我们比如说跟子东，比如说你八十年代出国的留学的不太一样。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就以前我们八零年代、九零年代从出国留学生，你的形象是什么印象？就说这一群人是觉得自己的国家，呃，可能还也很有家国责任感，觉得国家不行有问题，很落后，我们要出去学习。其实是五四以来那一道的，但现在新一代不一样，新一代人是出国，他也去人家很好的学校，英语比你们那代人强。对。 各方面都比你们那代人好，不好意思，我这么说了吧。但是呢，他们出去的时候心里的态度不是觉得我们中国不行，我来我来取经。他是什么呢？他是一种，哎呀，我不就是来泡泡咸水吗？就镀个金嘛。就我们有什么呃要求人的呢？我们自己就很牛。然后他这么镀了一层金回来之后呢，还会更牛。然后你跟他谈起来，比如说啊，说到今天中国很多问题啊什么。 很奇怪，恰恰是这一批留过洋回来的人，他会跟你说，今天中国没你说的那么坏，甚至相当好。然后呢，而且他在这个现在这个局面里面还处在一个很精英、很高端的位置，生活啊各方面享受都有。嗯。然后同时呢，他却偏偏还跟你很喜欢，就像你刚刚讲国家大道理啊，对对对，未来国家如何发展啊，所以这种人你就想想会觉得有点不对劲。 怎么可能什么都有了呢？是， <laughs> 这就是有点不对劲的，对不对？ 这个就是这个现象，现在数千万粉丝现在一起来讨厌他，就这个道理。你知道，就是这个挺有意思。徐老师过过去爱学这个新词儿，叫是动不动就毁三观啊。我后来才知道三观是什么。 <laughs> 你这太落伍了，你这他被我毁了你。对对对，毁了才知道三观没了。一个没有三观的人，他需要毁不了的，他是毁不了的，毁了无敌的没有。没错，我要跟你讲的正是这个话题，就是。 我会走，我翻回头来又想啊，就是某一代人，就哎，就说你们那一代人啊，他会有一种意识，这个人，咱就说受到的教育，你必须有世界观、价值观，你才能够安身立命，你才能够推导你的行为，对吧？可是我提出一个反向的问题哈，就是说，呃，非有三观才能活着吗？没三观就不能活着吗？好，那么。 我注意到，比如像许知远呢，或者一些知识分子，对岳成刚，他们经常有一句啊，这个语言不详的话引起我的注意。他就说说这个人呢，在什么场合说的话都特别合适，甚至是某种程度上非常正确，对吧？可是呢，你他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他的价值观又是模糊的，就是你没法看。你比如像你们，我听你们聊天喜欢说这是左派的。 是吧？这是社会主义，那是自由主义，对吧？这是好像这个人有个有个东西。立场对，我不由得想起这个陈文茜。你看，像陈文茜、李敖他们那一辈人呐，就是感觉当年闹革命的，对吧？哎，他来这儿做节目，我作为个主持人，我可不就跟个太监似的嘛？ <laughs> 那他怎么说着高兴就怎么说。然后呢，你看陈文茜她就会很敏感，她说：“哎呀，因为他我比他小嘛，对吧？”她说：“她说哎呀，今天的年轻人怎么都这么乖巧啊？” 就是他觉得我很乖巧，哎，这恰恰是我对八零后的，就是就是我我们身边的一些一类某某一批年轻人，我觉得他们非常优秀，真的就是有凤凰有人才， <laughs> 就是精精明强干。但是呢，他的是一种什么价值观？你知道吗？他他是一种怎么做事对他就怎么做，没有什么不是不是怎么做是对，怎么做是有利他就怎么做。 它没有对错，关键就在这里。现在人就是这两类，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追求有利，我们要去掉害。但是我们同时有一个尺杆，当这件事有利的时候，我觉得它是错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里面做一个协调。有时候我们会坚持对的，有时候我坚持不了了，因为假如我坚持，我就会。 大灾难来了，那这个时候我又做一个协调，但至少我有两套标准，利害是一套，对错是一套。现在有些人聪明的很，他只有一套，这就是我觉得很多人讨厌他的原因。哎，但是他这样的人无往而不利啊，你知道，他他没有对错的，这就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一再强调这句话在中国里边。 他有时候是正面的话语，有时候是批判的。不是徐老师，我我对你这个有异议。我就再次说哈，我就还是我的直觉啊，不要说这个芮成钢他不是真心的，我就觉得他某种程度上，比如说他就他谴责星巴克在故宫开啊，这个提法有点愚蠢。谴责星巴克，星巴克故宫开没问题啊，我也我也不赞成。没事，你你知道吗？这就我觉得这有意思的正在于这个地方。嗯，就像啊。 我们这个社会里出来这么一种人，你也可以叫现在最时髦的词儿叫正能量。你知道，就是呃，我见过这样的人，甚至这样的人特别多。比如说啊，有些大学里的那个团支书，嗯，往往长大了，不是在长老了，对，你就看到他，他是他相信他说的，至少在当时，你说他是民民族，他是爱国的，你不能认为他爱国是虚假的，他真的受了这种感情的蛊惑，我认为他。 他有这个情在，有这个情怀，真真是真心相信的呢，那就非常值得佩服了。要是真心相，我我我接触过几个人，比方说八十年代我接触过陈勇，嗯，是一个有名的左派的人，我还去过他家。嗯，在大家讲思想开放的时候，他就指出来，他就胡耀邦他们提出思想开放，他就说这个是小资产阶级风气啊，什么典型的当时配来左派。可是他真相信，大家就很佩服他。 邓丽群作为一个理论家，你看他一直跟王蒙、跟周扬他们观点不一样。今天没有人批评邓丽群的人格问题，芮成钢是另外一回事。是吧？这一代人是另外一回事。但我觉得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他好像他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啊，他真心相信呢，但是这玩意儿不挡吃不挡喝，你知道吗？他一点也不妨碍他在对己有利的时候做出对己有利的这个做事的方法。呃，也许你说的是对的。 因为因为我也真的有认识这么一些才俊，他真爱国，他或者至少真相信某种意义下的爱国的主义的意识形态。今天我觉得大家关心这个现象，问题在哪呢？就是说，恰好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爱国这个意识形态是一种很好用，甚至可以获利的一种意识形态。那么被人劫持了，对，就是说，这才是问题。就是说，呃，也许他真心相信。 但是我们还不能排除，也许有一些人他其实不是那么相信，但是他觉得说这些话准没错，说的好，说的动听，说的大声点那更好，嗯，是不是？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说，做过去一年多来那些所谓的落马贪官，大家事后总会揪出他们之前的言论，他们可能上个礼拜还说我们要学习习主席的最新讲话的精神，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下礼拜就被。 带走了， <laughs> 是这种事儿不常见吗？对吧？哎，其实就是人格分裂，就多重人格。对，但我想说，这这不这这其实不分裂，他因为只是说了他这时候他觉得说了准没错的话，他其实想的就是要有一个好处、安全，呃，有利益。呃，我看到有篇文章评论的芮成钢啊，提到了于连。 嗯，红与黑的于连，于连那个情节是他是一个年轻人，聪明反抗统治集团，反抗的手段就是跟一个市长的夫人，这个这个这个事情，但最后他这个占取了这个统治阶级的人的夫人的这个行为呢，又受到了统治阶级的审判。最后，其实呃，于连是对我们这一代影响很大的一个人物形象，他倒是一个很深刻的悲剧，啊，叫以恶抗恶，说到底是什么？ 就既然周围的环境是恶劣的，是不公平的，那我就有权利以不公平的手段来反抗，也打进这个阶层。 当然，我不知道芮成钢跟于连 <laughs> 究竟有没有原来是想混进去颠覆。 <laughs> 我不知道他这个这个文章怎么来头，我都不知。道。于连，我还充满了同情，充满了好感。于连，我的印象是拼命打入上流社会。对对，是吧？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也是这个意思。我但我不知道，我真的有点替他很惋惜，这么年轻。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家庭，他也不是官二代。他他现在到了那么优秀的位置，他以后怎么办？就如果就算有事儿没事儿，你道中国今天是。 凡是这样一句就叫做完蛋。我们中国人也没说他有事儿，一般就是说有点问题。 <laughs> 问题是个问号。